他知道动手啊？动手吗？怎么？他们坏，不是老人。不老大妈直冲登机桥，五内地下闸七地勤，冲桥。